小组赛战罢，有十天的休息时间，要到五月十六日周五晚才开始淘汰。三周三场，决出最终的挑战赛冠军。小组赛中淘汰的队伍，这随后几天里相继打道回府了。相对于很多玩家队来说，能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从联盟处领取到了不薄的奖金后，也算不虚此行。 走得最不甘的要数玄奇战队，在小组赛结束的第二天，就有媒体发布了玄奇教练张艺伟下课的消息。记者也曾试着联系采访，但遭到拒绝。玄奇方面的官方说法是，经过近三个赛季的合作，觉得教练的形式并不适合当前的荣耀竞技。随后，五月九日版的《电子竞技周报》也刊登了这一消息。 不过，报道更多的还是将玄奇彻底扫地出门的星星战队。长先手头早就写好了一篇对星星战队的详细介绍，而且通过和星星战队的来往多次修改。现在星星战队如此引人关注，长先藏了许久的这篇稿子也终于有机会正式发表。星星战队的情况。 终于得到了正面的完整介绍。除此以外，如此受关注的队伍，怎能不听一听他们的心声？同期报道中，除介绍之外，还有一篇长仙对星星战队的访谈。这一期的周报，长仙也算是大出风头，傍着星星一个人就独占了挑战赛二分之一的版面，让其他两位专跟挑战赛的记者好生羡慕嫉妒恨。 他们也有抓星星这个话题，也有去找星星进行一些采访，也有写一些星星的介绍，但是他们的东西哪里比得了长仙这个以星星随队记者自居的家伙？最后被选用的稿件当然全都是长仙的。给一个网吧草根队当随队记者，长仙开始这举动还引得二人耻笑呢。 现在却是笑不出来了。哼，看你这家伙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两个人纷纷恶毒的想着，开始诅咒星星快些出局。一个无法让他们有所收获的素材，在他们眼中就变得毫无价值了。曹广成呢，却不愧是多年老骥，压根没去和长仙抢着写什么星星。 他继续波澜不惊地看着他的专题，这一期是结合新赛制来分析了一下嘉世战队的状况。挑战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而这赛季的职业联赛却也进入了常规赛的收官阶段。五月十日，荣耀职业联赛第九赛季第三十四回合战罢。 四大天王坐镇的霸图战队从开局就以极其稳健的姿态一路领跑，到现在为止根本就在常规赛第一这个位置制造出任何悬念。而且以他们的得分率，目前来看，打破自扩军二十支战队以来的常规赛最高积分已经问题不大。不过想打破嘉世战队第二赛季时创造的记录，则已无可能。 那个赛季，加时战队最终获二百七十六分，总分看似不高，但这是因为那时的联盟一共只有十六支战队，整个赛季常规赛只有三十场，所以这两种不同背景下要比得分的话，只能比场均得分。那么加时在那一赛季的九点二分的场均得分，可就变态到无以加复了。本赛季只剩四轮的情况下。 霸图已经超越无望，不过能拿出去和历史最好成绩对比，霸图本赛季的强势已经彰显无疑。霸图之后排名第二的是上赛季的冠军轮回战队，本赛季他们志在卫冕。常规赛虽然被霸图压了一头，但是季后赛的胜负和常规赛无关。 去年轮回战队在常规赛也是被蓝雨战队压着一头的，可最后的总决赛呢？常规赛比赛多，周期长，比的是战队的稳定性；而季后赛淘汰制，一两场里定输赢，比的那就是爆发了。轮回战队之后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分别是蓝雨战队、呼啸战队和微草战队。 三队的积分非常相近，所以这名次也分不出三队的强弱。但是，呼啸战队在上赛季的时候可是连季后赛都没有打进，本赛季却已经脱胎换骨，成可以和蓝雨、微草纠缠不下的豪强。唐昊的转会已被视作上个夏天最成功的转会运作之一。 在之后的六七八最后三个季后赛的席位角逐也极其激烈，烟雨战队位居第六，最后四轮没有强敌，状况不错。第七的百花战队前期丢分太多，等找回状态后才开始苦追，现在的局面难免有些冷峻。排名第八则是虚空战队，双鬼组合坚持了许多年，一直高不成低不就。 有所平静的样子，本赛季的表现也是颇有起伏。虽然现在还占据着一个季后赛席位，但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本赛季最令人失望的战队之一。一旦最终丢掉季后赛席位，那么这个之一也可以去掉了。虚空战队会丢掉这个席位吗？悬念还是很有的。紧随他们之后的是三零一度战队。 一支典型的平民战队，选手不是最出挑的，角色也不是最强力的，但是这支战队经营极好，战队成绩也一向稳定，是季后赛的常客。本赛季因为走了许斌，对他们成绩有了一定的影响，否则这会儿可能早把表现不稳定的虚空战队挤下去了。而三零一度战队之后。 紧咬他们的就是本赛季的又一大神奇了。昭华、岳云、易展、贺武仿佛抱了团儿般共同进退的四队，此时整齐的分列在十到十三，这绝对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件事。这四支队从最初给人的印象来看，应该就是在出局区之上徘徊的，结果现在居然都跑到中区。 而且随时有向季后赛发出冲击的可能，而拥有全明星选手的像黄蜂、林海都被他们挤在了身后。原本排名第十，被看作本赛季除呼啸外又一支令人意外的战队——雷霆战队，现在也被挤得不再意外了。这四支战队被视为是抓住了游戏更新这种变天的机会。 不过，他们能抓住这机会的内涵，却是只能在网游中抢过野图 BOSS 的俱乐部、工会精英们才知晓的。不过，随着赛季收官，显然各战队的工作重心又转移了一次，很多选手从网游收兵，开始专注于比赛，尤其是百花、虚空、三零一度这些还有很大悬念的队伍，此时哪敢半分怠慢？ 他们这一专注比赛，昭华四队当然也就不好打了，所以冲击季后赛在积分榜上看起来有可能性，但事实上四支队伍心知肚明，他们其实只是坐收渔翁之利，乘势而起抢一次眼罢了。想就此成事，他们还没有相匹配的实力。职业联赛、挑战赛都进行到了最如火如荼的程度。 不过，相比职业联赛的焦灼，挑战赛这边因为确实存在的一些实力差距，所以大家的关注点还是比较集中的。所以，除了个别队之外，大部分战队压力并不大。家世战队的对手绝不至于因为想着如何对付家世而夜不能寐，这会被人嘲笑成是庸人自扰的。十天的时间一晃而过。 终于又到了比赛日，八强的四组比赛中，诛仙战队对操盘手战队的比赛被视为最有看点的一场对决。在 B 组中急走职业队出局的操盘手显然是线下赛中最大的黑马，再加上在 B 组中与玄奇、星星的直接对话中都有强眼表现，这一回合对上过时的诛仙战队，大家还真不敢拿诛仙战队的职业队来说事儿。 结果，黑马的征程终究到此为止。最有看点的比赛最终平平淡淡的结束了。擂台赛，再到团队赛，诛仙战队好像就是按部就班的迈着步子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操盘手就这样倒在了他们的身边。星星战队、嘉世战队和比赛也没有什么悬念，玩家们被他们轻松击败。 所以这一回合要说有看点，还得说是 C 组第一和 D 组第二的比赛，两队实力相近，比赛质量虽然不高，但至少打得热闹。只可惜，如果只是这样的热闹就能让观众看得满意的话，那职业战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八强赛就这样平平淡淡的结束了，没有发生任何让人热血沸腾的场面。 连之后各大媒体对这一天比赛的报道都是那样的有气无力。不过想到接下来的对决，大家还是可以精神一振的。上半区这边，星星和诛仙终于要相遇了，这应该会是一场质量不错的比赛。至于下半组，喜欢加世的玩家就继续欣赏他们的大神虐菜的英姿吧。如果这一路走来他们还没有看腻的话。 还有两场比赛。比赛日后的第二天清晨，陈果从梦中笑醒，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。陈果继续梦中愉悦的心情，然后朝旁一看，却发现和他同屋的唐柔已经不见了身影。起这么早，陈果嘀咕着，起床洗漱，收拾妥当，走出房间。楼道里极其宁静。 陈果估摸着其他人都还在睡，所以也不去打扰，自己下楼去餐厅吃了个早餐后，就往网吧训练室那边去了。家世依然自己独住另一酒店，联盟安排的这边早已经没了初始的热闹。十九支战队到了今天，已经只剩下三支，相处了这么一段时间，又有荣耀这一共同话题。 尤其玩家们普遍是混网游，所以虽然是来打比赛，但比赛之余却也都成了好朋友。能打到挑战赛这一步的，那也是玩家中的绝对翘楚，所以陈果挺热情的，将这些人往星心里招揽。不过既然都是翘楚了，这些人在网游里大多都有根基，对于陈果的招揽，大多含糊其辞。 陈果网游经验丰富，这些还是很懂的，所以也不急于一时。他的朱烟侠这段时间可是没少加好友，大家约好了，到时候神之领域再见呢。不过相比之下，对于叶修的兴趣，这些人其实都更大一些。结果让陈果意外的是，以前各种半神秘不露相的叶修，现在看起来好像并无太多这样的避讳。 怎么回事啊？陈果有些纳闷的问过。哼，废话，我以前可是冒名顶替，不低调点行吗？叶修半开玩笑的说着。